锵锵三人行，因为咱们是三嘛，我的幸运数字也是三嘛，哦，所以我对任何跟三有关的新闻呢都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小三的新闻。 <laughs> 哎，我们是反小三无名化运动委员会，我是秘书长，你知道大三，大三，大三。 <laughs> 哎，我是说对三，就是中秋节月圆夜，嗯，仨逃犯。哎，你说这个月圆之夜，他们选择这个。 呃，就是呃，都在追捕，你抓到了吗？抓到俩，嗯，抓到俩，还有一个，反正至至至至至今天为止吧，呃，还有一个，呃，你可以看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照片，哎，这抓逃犯，咱们哎，这是秦城监狱啊，嗯，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门口啊。听说不够用了。哦，哎，我真没想到秦城，现这对现在在河北啊建了个淹城监狱，是淹城监狱，到时候对这里头听说待遇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很多高官呢。 都在这个里边待，那老看这个干什么呢？看下边，等于看这个、看这个，这个是黑龙江延寿县 <laughs> 被抓的这李李海伟，呃李海伟王大民没抓到的叫高玉伦。你再看下边，哇，这个家伙真是千军万马。哎，你别说，东北那边风景不错，像欧洲了，都是吧？有点这个啊。来，你看再再看下边，哗家伙，这个玉米玉米地里啊，嗯，苞谷地里啊。 当年这个什么了？我怎么想起抗日战争了？ <laughs> 没没有关系啊， <laughs> 这个你看警犬，看你往哪里逃？哎，你再看，这个抓住了，被抓住了。你你你知道就是这几天。 全国都在关注这个新闻啊，关注这个新闻，但是呢，呃，他们都在讲啊，是就是说看守所啊，怎么这这很很干嘛呀？这个不合规定啊，或者说是抓逃犯怎么怎么怎么抓？你知道我啊，倒是对这三个人呢，他的家世啊，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啊，你知道我产生一个感觉，我觉得文道会对这个话题啊，这个有兴趣，就是，你知道这三个人他是什么人？ 他让我想起啊，就是我该怎么说呢？就是在中国的底层，或者在中国的农村，嗯，几乎每个村里啊都有这么一些个人。这个人呢，哎，咱要照你不要说我歧视，我觉得就是你一说他就是天残地缺。怎怎怎么说呢？嗯，你比如说啊，这个李海叫什么？李海伟。李李海伟。这个李海伟，李海伟，你看他母亲。 是他姥姥都有精神病史，他呢就是什么家暴，呃，这种这这这个这个这个打老婆，最后把老婆打跑了，打跑了之后，后来有一次就是这个把别人捅的肠子都出来，因为他怀疑他老婆偷人呢等等，就就这么一些，这个这这个，然后你说这蠢到什么呢？逃犯逃出去抓他最容易，为什么？他这个一个念头要看孩子，他中秋节我想去看孩子。 就就就，他不就直接就在看孩子的路上就给逮了啊！你再说，这个什么王王大民，你说他是，他没有资质，他已经进去五回了，哎，进去五次了，就是说什么呢？说后来自己都有点小小本钱，这这亲戚们都劝他，你别偷了，这这怎么还干什么？他说我也不想不不，我也我我也不想再偷了，可这甚至就发誓啊，就就不干这个了。可是出去一趟又犯罪了，就他说我没有自制力。 我忍不住，我忍我就是忍不住就要偷。那么，你像进去五次，嗯，再有这个就是说这个高这个高育良，而且你知道，这这两个人的爹娘，你像这个李海伟啊，我看这个报纸上一个报道很有意思，他爹，嗯，张着被儿子打掉的门牙，嗯、 <laughs> 你想，他原来打他爹，就说就说那个，嗨，这回抓着了，得把这这这这枪毙了吧，对对吧？对对不这得把这滚犊子给毙了吧？他爹。 就像在说别人的儿子，那么就是，这然后这个这个谁啊，高玉伦呢，还是这个谁啊，就是他妈呀，还是什么的，就就就就就是说啊，这个这次抓着他呀，就把他枪毙了吧，免得他再受罪了。嗯，就是你你就会想到他的特殊方法表达母爱。呃，对，他的家庭关系。然后你想这个这个高玉伦，你知道他也不是头一回，他本身就是杀人犯，他他怎么杀人呢？嗯。 他在村里就是一个好哥们儿，等于咱俩玩的特别好。嗯，他把他爸杀了，为什么杀？无端杀人，嗯，就是因为他喝了酒，然后因为点鸡毛蒜皮小事吵起来，吵起来就是拍拍你的肩膀，哎，那个刀在哪儿啊？还指给他，刀在那儿，拿过来，进去插了三四秒钟，再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啊，你就我就说，你想他是什么人啊？拔出来之后又跑一另一边 又拿着刀过来，看这个人死没死，被村民劝走。过一会儿又拿着刀过来，看这人死没死，你知道吧？让我想起啊，当然不仅限于东北有啊，这个东北个别的案犯，我就说啊，就是这种，你知道吧？就是村里的人呢，就会觉得，就就就就觉得这就是个二愣子，就是你不能，就是你不你你别惹他，他就是他一喝点小酒，完全就变了一个人，平常也很正常，就是他是这么样的一个一一。 一一一种人，哎，其实这种人，你有没有看过贾樟柯去年拍的那个戏《天注定》？里面有个角色，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你有印象吗？很真实，很真实，就是一个呃村里面出来的人，是无端就杀人。然后他对，但是你注意到那种人的表情，说我也，呃，在一些别的场合，比如说看电视啊什么，见过这新闻片，看到这些人，你觉得他们都有个特点，就平常你觉得他好像没什么表情。 你不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如何表达，他就是好像是仅仅就只是随着一股本能在办事儿，没有太多的思考，没有太多的考虑，所以他一喝酒就怎么做，一冲动就怎么做，他就是这样子。甚至那个冲动，你都不觉得他像是那种被压抑了什么爆发出来的冲动，他就是本能的一下，他觉得该这么干就去了。嗯，那这种人呢，我觉得都是一些。 社用用社会学角度讲，就是社会化程度很低的人。嗯嗯嗯。呃，什么叫社会化程度呢？比如说一个人在现在我们社会，像香香港、台湾或者大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你一个小孩，他从小他活在一个地方，就周围的阿姨啊、邻居啊、同学朋友，整个社群圈很紧密的一个状态。他上学校或怎么样？ 整个社会不断在教给他你该怎么做人，你看到人合一的表现是什么？说这个过程里面，你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感情，对人的恰当的态度行为，这样慢慢慢慢长大，我们说这是个社会化了的人。那么像这些人呢？你说为什么总是在农村出现？其实不是过去中国农村不是这样，我觉得反正现代农村常常遇到一些就是。 很奇怪，这个人觉得好像没有经过社会教化，嗯，他就就就用另一个粗一点，就有点像野人一样，嗯嗯嗯。那这种人呢，他犯事儿犯完之后，像这回啊，我觉得还出现一个情况，就他这么逃狱，这么这样子跑，这样子干，你让人特别有感觉，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那这高一轮这个人肯定是死嘛？对他觉得他自己本来就没什么可以失去了，我还有什么所谓？ 他是处在一种无所谓的状态。但其实以前也有，我那时候在乡下的时候哈，也常常有听到过有这这类的事情，我也看到过有人就被抓起来了，有有有有。但是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视啊这种东西，没有广播的这么哎哎，这种在县里会广播，嗯，但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都都都简单的就是说是政治问题，哎，坏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就把他往敌人的方向就一推。 事情就解决了，所以呃有是一直有，而且我看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啊，我们也没有统计数字说哪个国家的这类人特别少，大概人类到现在为止，嗯，就是这个暴力哈，这个这种用暴力来压制，就是就是使用暴力的，好像是没有什么。但他这个暴力跟别的暴力不一样，嗯，就是他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今天打劫，对他无目的对。 我说的特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这种人在如果西方媒体通常叫反社会，对，就他他那个暴力他不是为了说我要复仇我要怎么样，对对对，他是无端的，无组织而且无目的，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失控。对，其实人呢，你要讲到底啊，我们人呢平时当中你要是碰到讨厌的人了， <laughs> 无形当中假如你不受惩罚的话，你也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哎，但问题是你。 你有两个东西限制的，一个是人性善，你知道不应该做；第二个你也知道，你要做的话你完蛋。所以就这两个崩溃就就可以做就是我感觉还是跟外国、跟发达国家、跟这个比如文明国家有一个不一样，嗯，就是他们对这种失控啊，这个呃，这当然像这种极端个案的这种杀人狂或者什么，这个可能各地都一样，人类有这么一一种类型，对吧？但是对于这个种种的失控行为，我觉得。 这个西方国家容忍度比我们低，我们因为很多客观原因，事实上造成啊，很多村里啊对这种人是很容忍的。你明白？哎，他五次了都，或者这个人没事儿就打打杀杀，喝醉酒不定就跟人起冲突。你知道，对于村里人来说，就是说，哎，你别惹他。这是我过去在在农村，我我我曾经去过住住过一两天，经常就是说，哎，这是个二流子啊。 你别惹他，别惹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的民间社会啊，对这样的人呢，实际是容忍了，嗯嗯，是接受了，你道么？但是你想想，这不要在西，不要说西方，这要在香港，嗯，不不容忍的，不容忍的，你打我一回，咱就上法庭了，对吧？咱们先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为什么这叫做反社会或社会化程度低呢？就他其实就是一方面，他这个人。 对所有别的事情，对别的人，我们平常会在意的事情，他常常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相反的，这恰恰说明了别人对他也是无所谓的。嗯，就比如说别惹他，意思其实就是我们跟他不要发生关系。嗯，这个人干了什么都无所谓，我们不要牵涉他。他无所谓到什么程度？你想想看，他的父母，你刚才说的最后那个例子。 这个爸爸被他打落门牙，说这回该枪毙了吧？ <laughs> 然后他妈也这么说，这表示连他父母对他都是无所谓的。就是说，他们平常连家庭，就一个人成为社会人的一个最基础的单位，就家庭。所谓家教，就是一个人迈入社会最基础的那个台阶。他连这个部分、这个环节内部对他。 都是无所谓的，都是互不干涉的。你知道，就是说我对这个农村都还有一点了解啊，就是哪个村里啊都有那种。我不当然现在的农村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也是。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是这村里就会说有一种人， <laughs> 这个当年还说实在的还曾经是这个这个斗地主闹革命的力量之一，叫做就是说呃踢绝就是踹叫什么呢？踹寡妇门呐，撬绝户坟。你想想这个行为是踹寡妇门。 撬绝户坟这种光棍儿，这连这的行为，在但是在村里，你看用一个名字就认可了他的存在，对，这就是村里的一个调皮捣蛋啊，这只是个踢馆二二二溜子，好，或者是或或者这就是个疯子，这个酒疯子，这就是个酒疯子，他一喝酒，你别招惹他，你招惹他，那不得拿刀拿拿拿拿跟他拿杆杖，对吧？可是我觉得中国跟外国真的不一样，让我觉得真有意思，就是说个案啊，我这个不好说。 我觉得作为一种普遍的这种行为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的行为，特别你发现有个不同嘛？你看啊，就我所知道的这种欧美国家，对吧？他的宽容的项目和我们很不同。他们对什么宽容啊？你上街都可以游行，你可以骂政府，宽容；你可以骂骂攻击政府，这可以宽容。你烧美国国旗，哎，都宽容，可以。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对咱们觉得特小的事儿啊，极其不宽容。比方说，你你触犯我，你冒犯我，我，你冒犯我这个很不可以宽容。比如说你你讲个黄段子，当当时就投诉你性骚扰。但是咱们你发现没有，反过来的，我们对于这种这种小的事情啊，很很容易接受。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村里这打打闹闹，咱不要说村里，咱就说北京城里，这算北京了啊。 我我我觉得你注意到没有？西方人，乃至于像你说的社会化了的人，乃至于说香港人、台湾人，我注意到一点，对这个陌生人身体的碰撞，嗯，非常的敏感，嗯，以至于这个这个，你知道，这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这教养就到了血液里啊，就是就是他被人踩了，他都本能的说对不起，因为他太习惯就是身体一碰撞啊，就对叫对不起。老实讲，我在北京。 我得说，这些年来，就是在你你在王王王府井逛大街，或者你在火车站逛着走路碰着了哈，说对不起的再增多，我也注意到再增多，但是在比例上，不要说西方国家，就是比香港、比台北，那那那就是那个就是太多的人呐，对他来说撞一下有什么呀？这都说都不会说一句的，你你知道吗？他光一下，你你发现没？你在街上走。 但是你会注意，你要是在英国，你要在在在在纽约，哎呦，在街上两个人撞一下，那可这是一个就肢体的触碰啊。嗯。其实我就发现，你看他们对这个的容忍程度很低，是大家的分寸都不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就是应该完全参照他们的呢？还是说我们自己的这套处理人跟人的自己的这套原则也有一定道理呢？我跟你讲，那个书童有个小说《黄雀记》啊，里边有个很有趣的细节。 就是他那个里面一个男主角哈，他特别会绑人捆人，结果他在一个精神病院，他开始捆他爷，捆他祖父，捆他爷爷，后来因为他捆得好，所以很多病人都让他去捆。对，那些病人呢，他的他的病人就是有问题嘛，他们会去挖挖地上的什么泥啊，去捣捣乱，就是会做一些。那按西方的标准的话，他太残酷了。他就是每天啊，他就把各种病人呐都捆，而且捆得很有艺术。 民主节了， <laughs> 建国节了， <laughs> 那么和谐节了，而且他说那些人吵啊，精神病人吵，绳子一前面晃，马上就怪。啊，他当然有言语象征性，我们不理他的言语象征性，但是我 <laughs> 这样的中国人，他他也达到了维稳的效果。啊。 <laughs> 你明白这个象征性啊，这个就是说，他捆的人也都乖乖的，就这么被被被他捆着。不是，你说我的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我的意思处理这么一个社会来应对暴力，或者以暴力来处理暴力，是有一套自己的国情呢，还是怎么样？你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说，好比像高玉伦这样的人。 我就认为呢，是这个呃乡间社会，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那么多人口，就是这种这种这种前在很多角落还是前现代国家，你没有办法，对吧？但是我认为，就说这个人呐，他跟人人与人际关系当中啊，他都是由小到大的。他在村里不知不是不知多少年了，不是头一次了。像这种打架干嘛的，不是他有其实有可能不发展到最后的。你这比如说，哎，我就说如果这是在香港发展不到他最后杀人。 他第一次喝酒，如果把人打了呀，就进就进去了。这个这个这个香港人哪能接接接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所以他早就被控制起来了，对吗？第二次那就更加被控制起来了啊。不过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分开两个情况来谈，一个就是说像他这样的一些的。 很很很极端的反社会的犯人惯犯，这种犯人呢，坦白讲是真的到处都有了。你日本、美国，美国很多莫名其妙就杀人的杀人犯，也是从小暴力到大，当然他们也是从小被控制，但他做完牢出来再干，做完牢出来再干，他是惯犯。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对于很多事情的宽容度比其他社会高？例如说。 对人跟人之间的触犯，身体的触犯，什么？这我觉得这个情况倒是真的。是这种倒真的是我们对于包括家长打小孩啊，老师把小孩体罚啊等等等等。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我们中国人对很多东西是比较。 我们的宽容的范围是，我们对人人权的理解跟人家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呃，有时候这个中国人到了外国这个打工或者是任职，或者甚至就有时候会发生这种问题啊。就比如说，哪怕说是同事喝醉了酒，就跟这女同事搂搂抱抱弄什么，转头给人家告性骚扰啊。那他可能觉得，你看大陆过去的社会对这个他喝醉酒了，同事嘛弄两下有什么？他对这个容忍程度很高，很宽容。 对，我觉得我们对于暴力跟暴力的象征的出现都是比较能接受。我我举个这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听得不恰当。好，不恰当的例子，广告之后再我们审查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对，说这个不太和谐的话。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那几张照片里面，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我一看就不舒服了。是什么呢？比如说，呃，其中一个逃犯，我忘了是哪一位被带回去，明显背景就是已经回到派出所或警察局。 有几个特警不是围着他吗？表示抓到他，那几个特警抓到他，给他拍了张照，是四个特警，都是拿枪口对着他的。我为什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呢？就是说，因为这人已经被控制住了，被抓住了。其实你那手铐、脚铐都戴好，就放在那就算。他为什么还要拿枪口对着他？这似乎是要为了彰显给我们国民看。你看，被我们武警、特警很雄壮威武的逮捕归案了，或者怎么样？ 但这个东西在我看来，那个枪口就是一个暴力出现的象征。对，那这样的照片是像我这种香港人，我是一看就会不舒服。如果在香港警察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出来的话，那就会被骂的。那我们就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在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人跟人之间的暴力关系比较容忍。可是同与此同时，示众的这种暴力现象。 我们确实，容忍了，非常非常的在加重，它并没有随着这个时间在在在减低，我们也容忍。我我我我最近刚看一电影，哎，安娜托利亚是土耳其的还是西班牙的？ 土耳其，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也是说有个对白，就是说这个警察看这个罪犯太罪大恶极了，太残忍了，就咣叽踹了他一脚。旁边的检察官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打他怎么怎么怎么咱们怎么加入欧盟？” <laughs> 那土耳其，你看他他他他们他也找这个国际文明标准哈，你这样我们怎么加入欧盟？最近有本书啊，在西方就有争论，他认为人类的暴力在减低。对。 是他的从从从对对对，他的意思说从总的相对人数，他虽然二十世纪死的人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是他说跟人口的比例来讲，人数是减少是减少了。第二个就是说暴力形式的公众化，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呃，通奸啊在中东被石头丢死，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比较低的一个处分。其实他们。 秦始皇的时代，你那个汉朝的时代，你通江就是不东西？